锵锵三人行，李菁不需要会看球， <laughs> 就听我们聊就行了。行行，行。但但是人家李菁也关心体育，对吧？到他最近是老在日本，多好的地方，老在日本住着啊。日本队输了，日本队输了，对。但是日本好像毫不同情。 <laughs> 为什么？因为觉得踢得不好是吗？他踢得也没什么好。再说，最近人真是太容易受政治的影响。 比方我本来对日本的文化、日本人，我也很多日本的朋友，但最近怎么着钓鱼岛闹闹闹的事情，现在看到看到日本人就，是哎，这人就是被这个大的环境所，但是呢，还人既被这个环境左右，我觉得人呢还会被另一种东西所影响。嗯，就是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也大言不惭的讲，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啊，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例是例外的。 因为他们很多人啊是有有喜欢日本的，在去日本之前也有很讨厌日本的，甚至就说你说这个当年抗日啊，说日本怎么着，有很激烈的就反反日本的这个愤青。可是我发现这些个人，他们在真正去了日本旅行或者住小住一段时间之后，回来没有一个不跟我说日本好的。 这最多咱就是说分清楚哈，你的历史恩怨是历史恩怨，但是就说日本这个地方，我所以我本人并没有去过日本，我只是发现这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不管去之前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回来之后都跟我夸日本好。嗯，咱们先说这个吧，就是说体育，我觉得体育这个魅力就在于它有的时候是超越政治的了。 因为我们平时的你说生活文化太受政治影响，每天看报纸看新闻，包括我父母天天看这个，咱们就抗日剧哈。嗯。你你都觉得一开电视啊，然后我都觉得有的时候我都说，哎呀，我真是这个被这个笼罩着。七点的新闻，呃，我们要抗议外交不看，然后到九点了，该我父母看电视剧了，一看又在那回到了，又回到了这个抗日年代，又在这又在这打起来了，又在抗日神剧。我觉得为什么，比如说奥运会？ 奥运会、世界杯，就是他这种体育精神，也也有人在说说这种精神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时间，上，全世界有一个假象，我们就是忘记了你是哪一个国家的，或者忘记我们过去有什么的仇恨，我们就是以体育为主。所以奥运会为什么有时候休战？你当年奥运会的起源不就是咱们不打了吗？咱们咱们去去搞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来有这样一个假象，我们先把那些东西。 把那些民族仇啊、阶级恨先放一放，我们就欣赏体育。我觉得可以这样，心态也挺好的。些事儿，你比如说这个人也有意思，就是咱有句话叫“爱屋及乌”，是不是也有一个能能恨屋及乌吗？比方说，你要是很讨厌日本，你要很恨日本，但是如果你去日本，你发现人家那空气很好， <laughs> 那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很否定吗？你你讲这个，我非常同意，因为呃，非常反日的，像郁达夫啊、鲁迅啊这一代作家。 当他们细细的写到在日本生活的细节的时候，他们都是充满了留恋的，对，都是充满了歌颂的。这个这个呃呃郭沫若啊之类，你看日本女人啊，这个都是他们一直歌颂的。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整体上政治气节上是反日，最后还被日本人杀掉。对对。所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多元的，哎，我我觉得很正常。对一个国家的印象是多元。但但是这次的世界杯哈，说实在话，中国人一般的中国人，包括我本人。 不大同情韩国跟日本，这有很复杂的心理。嗯，一个一个心理是，当然了，这个那个韩国上次办的，他那么自己这么，因为中国人很多人对韩国韩剧影响很好，对不对？对对。可是很少人很喜欢韩国足球队。对。日本呢，抽象来讲，中国人很佩服日本足球队的进步。嗯。可是现在看到日本足球队在外面被人家在狂虐啊，中国人心里稍稍有点安慰。 哎呀，别闹了，折腾我们国足，你跑出去还不就那样吗？ <laughs> 所以心里有一种安慰，所以暗暗的有一种。哎，中国人这次不怎么支持亚洲队。那且别说，就说今天凌晨，是今天凌晨吗？应该说，今天我我终于我终于看了一回， <laughs> 我看了一回就看。十二点钟。十二点的那场意大利，我说的是日本的那场，那就那就没看。我说就是意大利对乌拉圭，对，哎。 因为我此前没怎么看，对，我不知道这个感情是呃怎么形成的。我莫名其妙的，好像看着看着，我希望意大利留下来，留下来不是最后哎，我就跟你说这个问题，这个苏亚雷斯咬人这最精彩的，你没看着 <laughs> 咬人啊？回放就看到吗？咬人 <laughs> 哎，这个东西要是红牌罚下，我觉得可能意大利赢吧，也就是意大利未必输吧，对对，对吧？因为他当时确实是改变这个形势，一比零嘛。所以现在很多成语要改了。 他们原来不是说天才跟疯子之间一步之隔吗？现在是天才跟疯子之间一牙之隔， <laughs> 你知道吧？其实就是一牙之隔。现在我看很多标题都说“舌尖上的”呃，那个“齿尖上的”世界杯，啊，都出来了。哎，你能解析苏亚雷斯的这种狂犬病的心理吗？呃，这个我倒呃不能解析，他他成习惯吧？他兴奋了就咬人啊！但但是这个也我们必须准确的说，在电视前面说涉嫌咬人，因为他并不承认。 他现在说他是比赛当中牙齿碰到他的，因为撞上了，哎撞上了，而且他牙齿天生往外长，这个是自然的天赋嘛。所以呢，现在据说他们说要确定他有没有咬人呢，要看他上面的牙齿印啊，是两排还是一排？ <laughs> 要是只有一排呢，那就是撞上了；撞上了，要是两排，那就是咬。我看见好像是两排， <laughs> 那就咬。的。不是你先别说他咬没咬，他的这个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对吗？还有呢，接下来一个动作呢是那个拉衣服，另外那个运动员呢，就受害的运动员，就拼命把这个拉开来，对对对，给那看。然后旁边他那个 <laughs> 乌拉圭的队友啊， <laughs> 就把他的衣服拉上去。 <laughs> 然后同时一个镜头呢，就是那个苏亚雷斯啊，啊，他牙痛了，他跪在地上牙痛。你那是不是演戏呢，还是真痛？你很难说。所以那那几个，我我跟。 进演播室之前，我刚刚扫了一眼我手机新闻下载的那个 CNN 的一个新闻，它就是大概我看了一眼，我没有看太仔细，时间关系，它大概就是说现在是非法在启动这个。 调查好像是纪律委员会吧，在调查这个咬人事件，那这说明你还是认定他有主观的成分，是虚的成分。你不管你说你牙疼了还是怎么的，你至少造成人家受伤了，而且你又不是，你等于说是惯犯了是吧？又不是第一次，就网友不迅速的把他把他历次咬人的那些。 哎，这种这种要是事后委员会调查出来得出结论你是有意咬人，比赛结果能改变吗？比赛结果不能。但要追加处罚的。但是对这个运动员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上次他咬呃 Chelsea 的一个运动员在英超啊停赛九周，九个星期不能。就是有前科是吧？你看他打败英国队的，就上一场他不是打两个球把英国打掉了吗？嗯。打掉下来采访的时候他掉眼泪，为什么掉眼泪啊？ 他他受了很多委，他觉得他受了很多委屈，因为他在英超啊， <laughs> 他在英超，他他是大家公认他是最好的射手，嗯，可是他中间，你知道这这个名声啊，你知道现在在中国，我看到最不像话最不像话出来谴责他的是谁是吧？苍老师啊。 <laughs> 苍啊，苍井空，曹老师，曹老师，你知道他对于对，他对于口部活动是专家，对对， <laughs> 他也跑出来说觉得恶心啊，连苍老师都觉得恶心，所以这个仲裁委员会主席应该苍老师该对，应该参考各行各业的意见，苍老师对牙口也熟， <laughs> 对。 <laughs> 口红专家，对不对？ <laughs> 太过分了。哎，可是，在在这场球赛，我我我我得老实承认，我看这场球赛的时候啊，前面的时候我不知道帮谁，嗯，我在不知道帮谁，他们又踢得很闷的时候，你知道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在纸上写下来， <laughs> 人做笔记了，写书写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支持一个队？ <laughs> 我以为说咬人，这 <laughs> 个时候不知道咬人。我列了十条，嗯，这那个比赛很闷的时候，第一爱国，很简单哈，你自己国家队。第二呢，队员有熟悉的，就是你看到那个队员里边有很多你熟悉的，你会比较支持他。西班牙队就是这样，对不对？第三呢，大牌，名牌。 对，梅西啊这种强国，对不对？第四呢，屌丝逆袭，嗯，就是一个弱国反过来打败他，对所以这个第三、第四是有点矛盾的。你看，又我们又崇拜强权的，对，但是又喜欢人家把他打倒，以弱胜强。哎，第五呢，以前投入过感情的， <laughs> 就是你以前拼命支持过的队，嗯，或者以前拼命恨过的队，对，这个都会影响你的个人回忆。第六呢？ 纯粹技术表现，嗯，这两个又是矛盾的，嗯，就是说你有的队哈，你你比意大利就是这样，以前我们很喜欢他，可他这次踢的真不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你是支持他还是不支持他呢？这很矛盾。第七呢，谁比较帅？这个是比较外外围一点的。这个男男粉丝也有这样心态吗？意大对 <laughs> 对对，第八呢？你旁边的朋友支持哪个队？嗯，你受影响。哎，你受影响。嗯嗯。但是我仔细想了一想。 其实不大受影响，就说你旁边就算坐着你非常亲密的人哈，你要是很爱或者很恨一个对哈，他要在旁边跟你唱反调啊，说难听一点，你这个时候一点都不喜欢这样的，你你不会通融的。 <laughs> 什么时候你会因为他喜欢你才喜欢，那就说明你还没有真正投入感情。嗯，所以我我是这样觉得。或者你是对他投入了感情。 <laughs> 对这个 <laughs> 恋当中，除非是啊，然后第九最关键了。 就是你一看到一个可罚不可可不罚的红牌或者点球，嗯，它一出现以后，尤其是要改变全局的时候，你的态度就会改变，你就会支持另外一个弱者。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我的印象最深的一场球赛，我看过的所有球赛，除了那个苏格拉底那个时候不讲，后来看过印象最深的一场就是哪届世界杯我都忘了，但是是英国跟阿根廷。 你知道英国阿根廷因为一个岛打仗嗯，所以两个足球队也像打仗一样。嗯嗯。有一年比赛呢，呃，贝克汉姆被红牌罚下。哦，那还还比较比较近的，对对对啊，对你来说是比较早的， <laughs> 对我来说是比较近的。那贝克汉姆罚下以后，加阿根廷就全军攻上，英国队就拼命的守。那个守的这段时间啊，那是我印象非常深的，我就帮英国队。 那个很悲壮啊！我就觉得，因为他这个少一人比赛，这次的这个呃，昨天的这个乌拉圭跟意大利啊，我前面没立场，嗯，直到那个红牌把那个人罚下，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红牌是呃可罚可不罚。那个红罚红牌是该罚没有罚。对，那然后前面那个我们现在先不说后面发生，我们还不知道。但我当时觉得这个红牌是可罚可不罚。 这么重要的时候你被罚下，我当然马上就对裁判有有有有意见了，对不对？一查裁判是墨西哥的，美洲裁判来裁美洲跟欧洲的球赛，我当时就觉得不恰当。然后这个时候有又个点火的因素是刘某某的解说， <laughs> 央五啊，央五刘某某的解说当时就说这个红牌没问题，我当时作为一个球迷，我就听得火大了。你这种时候啊，你说话要留有余地，就是说这种罚啊这么重要。 可能怎么样？你你你不能那么鲜明的表示立场。这当时我一接一下火，这次网上很多对这个解说啊，当然有的是称赞贺伟好、段轩好，可刘某某一直被人批评。我昨天才才明白。 <laughs>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是刚才讲的苏亚雷斯的这个这个苏雷。好，我们能去一下广告词？ <laughs> 好好好，这球迷锵锵三人行广告。要要复盘一下，搞得很悲壮。好。 刘某某， <laughs> 刘某某， <laughs> 问题是这个全世界人看到的这个疑似咬牙事件，他完全没说，他为什么不说呢？他而且当时连黄牌都没给他，更不要说红牌。对啊，他也没说。为什么呢？不知道。镜头放了好几遍。这个这个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及时的反应，他可能跟裁判一样，因为在一个一个瞬间，你知道解说哈，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因为解说是跟着比赛现场进行的。 这个反应都是本能的、及时的反应。假如说你心里有点支持呃乌拉圭的，或者说你对意大利有点什么看，你在最后都会有点影响。我不能想苛求解说员，但是当时啊，我一看到这个情况，我就非常火大了。我朋友给我传上来我的画像，是拿了一把菜刀了啊。当然接下来就乌拉圭赢了。乌拉圭赢了以后，解说员又说，呃呃，那个意大利的那个那个最主要的那个叫什么？ 呃，皮尔罗要要下去啊，啊，他用脚拉小提琴啊，我们家再也看不到了，大师米开朗基罗 <laughs> 啊，所以我现在理解为什么很多这个，我的顺便提一个建议，就是说这次央视的转播非常好，中国人民享受着世界上非常好的待遇，这么清楚的看球赛，但有一个大问题是，解说只有一个频道，我相信随着国家的发展啊，解说啊应该有双声道，你要给人一个选择。有啊。 有那个朱广沪是不是算算另一个声？不不不不不不，朱广沪插插插插进去了，插进去了，他是跟各伟一起播。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球赛，比方说我们在香港看，你知道，你有一个广东的解说，嗯，但你要是不喜欢的话，你一转就有个英文的解说。以后央视啊，进一步就是说，你除了我们央视这些优秀的解说员解说之外，是不是能够买一个没解说或者有一个简单英语解说的，让我们的看球的人？ 多一个选择，因为解说太重要了。一场比赛不同的解说，哈，就好像一部外国的小说不同的翻译一样。 所以，我我我们是有这个特权。我我我在香港，我可以讲广东话。我听不下去了，我就转广东话。可是，在大陆，我觉得你要说用一个英文的，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市场吧？他会觉得这。但是你也给人家一个选择，或者或者，即使你不是英文的话，你也可以请另外一个人。比方说，另外，因为解说有好几种方式。他们现在学的英国的方式，就一个人解说。偶然有朱广沪两个人解说，香港是四个人解说。 完全是有两种，有的是英国 BBC 的解说是非常简单，只报名字，就是球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那广东的西班牙的那个解说的七嘴八舌。对对，我看你知道，这还这么喊。我跟你说，大陆的电视观众啊，现在真是幸福，这全国人民呢，幸福屁，没解，没没选择。不是，你听我说，就是这个这个信号啊，高清啊都能够看，因为我在香港啊很难捞着看，你知道吗？他们好像呃他买的不是全部的。 他买的全部的，但是他公开的只播二十几场，另外四十几场要付钱，要付钱的。而且你知道他那个万恶的资本主义，他那个广州话那个解说呀。 我在大陆的人，我到这儿看，我一开始看的就有点晕乎。对，比如咱们叫内马尔，对对，他们叫尼玛，尼玛，尼玛， <laughs> 我说呀，就是尼玛尼玛的尼玛。 <laughs> 对，我说哎，尼玛又进球了。对，那个呃，但是马他他的广东话读就是，但他那个字幕打出来是尼玛。但是他现在我看那个拿捏很多，因为是很多人开始也习惯用手机来看嘛。然后那天他们还给我传给我一个同声的，就是现在很多网络在呃有一些网络在组织不同地方的方言。 他可能也是通过他要也要跟我估计是不是也是要跟这个中央电视台他要也要吸引一部分观众吧，或者吸引一部分球迷到这个用手机来看，有各种的解说，还有一有有什么，呃，至少有大连话。 还有还有贵阳话，有什么四川话？那个呢，就是我觉得它是增加娱乐性，那个也可以选，也听听嘛。你用家乡话解说也挺好的。怪不得央视他这个贺伟的旁边还有个上海话的朱。 <laughs> 哎，对对对，下次可以找徐子东，你也来。 <laughs> 我早就跟他们说了，我要去解说，他们不听啊。对。哎，现在网络上有这种服务了，您可以去应聘一下。我我估计啊，虽然就 <laughs> 说当然我也不了解央视的事儿哈，我估计会不会啊，从这个当年黄健翔这个事件以后。 他们这个体育解说内部会不会有纪律？就是说啊，就是说你作为国家电视台，基本上你要尊重裁判，就是尊重这个权利。然后呢，就是对两个队赢的、输的、输的要鼓励，怎么赢的要要干嘛？会不会是有这么？恰恰就是没做到。第一场巴西跟克罗地亚比赛的时候，朱广沪的评论后来被人语录拿出来的，就是都是偏向巴西队的。你知道，呃，央视的转播一个口头禅，好的，好的，好球，哎呀。 呃，这个就是一个偏帮，这个是解说中国队才能这样用。然后他们把对国足的爱好推广到他们喜欢的队上。当然了，这次后来他们那个女女主播啊掉眼泪了啊，现场掉眼泪，这个很感人。这个穿球衣的这个。归根结底，我想说的是，影响支持一个球队，其中有一条，第九条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路见不平。前面只是喜欢、同情、爱好，但是到了这一条以后，你会变成愤怒。 就是，就是你看到一个不公平的现象，因为我们看球最基本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审美的内模仿，另外一个是盼望一个公平世界，现实生达不到的公平世界。所以在球场上的不公平，虽然我们知道就是现实生活不公平的投影。 但是我们特别不能忍受。对，但是呢，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倒没有徐老师这么激愤哈。我是觉得这个解说呀，也完全像生活里你们这个记者呀，什么评论员儿，没什么两样，就是啊，这个跟风。 哪边赢了就开始讲，说你看你看巴西进了个球，就是巴西今天的打法好啊。再说巴西今天怎么怎么着，然后待会儿人家又进了一个球，哎，那个乌拉圭队今天的打法好，都是事后诸葛都是事后诸葛亮。哪哪哪哪边赢了说哪边， <laughs> 当然了，这是这样说也是。这叫首鼠两端， <laughs> 而且他两套词都得准备好嘛。然后最后谁赢了，比如说他现在都要。 你我我觉得像这个报纸都要准备好，明天头版上什么？那肯定是两套两套词都准备好，赢了是一种说法，输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谁啊？我闹不清他们这解说谁跟谁。有有有个人，我特别喜欢听他说这个打门，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现场他这个情绪啊，他一说这个话，你觉得就是这个劲儿啊，都都使都没有使完，等于说打门。 <laughs> 你让我感觉到某种性能量， <laughs> 大门。你你没有听过拉丁，就是墨西哥这些转播，他在进球的时候，哎呦，那个他那个咕，要要喊，要要两个人在那里接着喊，那个是射出来了，中国这个是憋回去了，吧？大门， <laughs> 就是这劲头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 是不是女的看足球纯粹是瞎掰？现在可以被证明，谁比较 <laughs> 帅？我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见到哪个女的，就是不管是电视里的还是电视机前头的，说真心喜欢。应该肯定有，肯定有是肯定有的。但是我觉得，你要大部分这个女球迷来讲，那还是要看这个啊谁好看。像我肯定就是。 哪个队帅哥多，咱就支持哪个队。你你至少脸熟吧？我至少我支持这个队，我还能叫上几个名字。你看，我刚讲两个因素已经报了。对呀，其实我再他爱国， <laughs> 那也是三个了。我我我那哥们儿，他就跟他跟他讲，他说我的太太哈，真是特别的这个好啊。就是晚上本来他也是说，这这跟他太太要要要要睡觉了。 说不看球了，但是呢，太太还挺主动撩拨他，说哎，咱们看看球吧。哎呦，他觉得太太真好。是晚上十二点就看球，然后呢，太太说还一直维持这个兴致啊，说哎呀，这个真帅啊。进场的时候，呃，然后包括唱国歌的时候，太太也说哎呀，好感人呐什么的。然后裁判一吹哨，正式一开始，太太睡着了，没意思了。简 <laughs> 约完了容貌之后，太太就睡着了。我刚才讲的那个九个因素啊，其实还有第十个因素，就是赌球。 但是，一旦到了赌球以后，这个第十个因素跟第一个爱国的因素就压倒其他一切，这就是政治因素跟经济因素决定人的行为。我后来仔细一想，我们人跟人的交往，比方我到了一个公司，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批人我不认识，谁是我的朋友呢？谁将来会跟我好呢？ 其实都是刚才这十个因素在起作用，就是共性是吧？人和人比第一，共性。哪些是你同乡熟人，嗯，你会比较好。第二，哪些是名牌的？比方说，我们到了凤凰，人家看哦，你是名牌的，人家会对你比较好，尊重一点。但是人家又会喜欢小人物的挑战，对不对？而且那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感情关系好跟纯粹的表现，到底哪一份重要？ 最后路见不平，当然最后一旦有经济利益，什么都不管。 <laughs> 这职场又跟球场一样了，是吧？对，绝对是。好投影。哎，但是现在你能看出觉得谁有冠军相吗？四个队，巴西。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这荷兰不每次都走不到最后吗？就前几希望他这次能走到。